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在私厂做送检工，有一个好处就是。 每个月都能得到一副现制的白手套。他把新发下来的手套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笑嘻嘻的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他又把手套拿出来交给许玉兰。许玉兰接过来以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走到门外。 将手套举过头顶，借着白昼的光亮，看一看这崭新的手套是粗纺的还是精纺的。如果是精纺的手套，徐玉兰就突然喊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！”哈哈，经常把许三观吓了一跳，以为这个月发下来的手套被虫子给咬坏了呢。是精纺的。 每个月里有两个日子，徐玉兰看到许三观从厂里回来后，就向他伸出手：“给我。”这两个日子，一个是发薪水，另一个就是发手套这一天。徐玉兰把手套放到箱子的最底层，积到了四副手套时，就可以给三乐织一件线衣；积到六副时，就能给二乐。 织一件线衣，到了八九富，一乐也有了一件新的线衣。许三观的线衣手套不超过二十副，徐玉兰不敢动手。她经常对许三观说：“你呀，胳肢窝里的肉是越来越厚了，你腰上的肉也越来越多了，你的肚子再大起来，现在呀。” 二十副手套也不够了， <laughs> 那你就给自己织吧。我，我现在不织。徐玉兰要等到金纺的手套满了十七八副以后，才给自己织线衣呢。金纺的手套，许三观一年里也只能拿回来两三副。他们结婚九年了。 前面七年的累积，让许玉兰给自己织了一件精纺的线衣。那件线衣织成的时候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。许玉兰在井旁洗了头发，又坐在屋门口，手里举着那面还没有被摔破的镜子，指挥着许三观给她剪头发。剪完头发后，她坐在阳光里，将头发晒干。 然后往脸上抹了很厚一层雪花膏，香喷喷的，穿上了那件刚刚织成的精纺的线衣，还从箱底儿翻出结婚前的丝巾，系在了脖子上。一只脚跨出了门槛儿，另一只脚抬了抬，又放在了原地。他回头对许三观说：“今天，嗯，你淘米、洗菜、做饭啊，今天。” 我要过节了，今天我什么活都不干了，我走了啊！我要去街上走一走。哎，你上一个星期才过节，这怎么又要过节了？我我不是来月经啊！你没看见我穿上精纺线衣了？那件精纺的线衣，徐玉兰一穿就是两年。 洗了有五次，这中间还补了一次。徐玉兰拆了一只也是精纺的手套给线衣缝补。徐玉兰盼着许三观能够经常从厂里拿回来精纺的手套，这样，哈哈，他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这样啊，我就会有一件新的线衣了。” 许玉兰决定拆手套的时候，总是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，把窗户打开，把头探出去看看夜空里是不是星光灿烂。当他看到月亮闪闪发亮，又看到星星闪闪发亮，他就会断定第二天阳光肯定很好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就要拆手套了。拆手套。 要有两个人，雪玉兰找到手套上的线头，拉出来以后就可以一直往下拉了。她要把拉出来的线绕到两只伸开的胳膊上，将线拉直了。手套上拉出来的线是弯弯曲曲，没法织线衣，还要浸到水里去，在水里浸上两三个小时，再套到竹竿上，在阳光里晒干。 水的重量会把弯曲的线拉直。徐玉兰要拆手套了，于是她需要两条伸开的胳膊，她就叫了：“一乐，一乐！”一乐从外面进来，问他母亲：“妈，你叫我啊？一乐，你来帮我拆手套吧。”一乐摇摇头。 我不愿意。一乐走后，徐兰就去叫二乐。二乐，二乐，二乐跑回家，看到是要他帮着妈妈拆手套，高高兴兴的在小凳子上坐了下来，伸出他的两条小胳膊，让母亲把拉出来的线绕到他的胳膊上。这时候，三乐也走过来了。 三乐走过来，站在二乐的身旁，也伸出了两条胳膊，他的身体还往二乐那边挤，想把二乐挤掉。徐玉兰看到三乐伸出了两条胳膊，就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，你手上全是鼻涕。”这徐玉兰和二乐在那儿一坐，两个人就会没完没了的说话，一个。 三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八岁的男孩说起话来，就像是两个三十岁的女人，或者是两个八岁的男孩这两个人吃完饭，两个人睡觉前，两个人一起走在街上，经常是越说越投机。徐兰说：“阿乐，我看见城南张家的姑娘啊，越长是越漂亮了。” 啊，嗯，是不是那个辫子拖到屁股上的张家姑娘？啊，是啊，啊，就是有一次给你一把西瓜籽吃的那个姑娘啊。你说，是不是越长越漂亮了？啊，我听见别人叫她张大奶子。哦，我看见呀，丝厂的林芬芳穿着一双白球鞋，那里面是。 红颜色的尼龙袜子，红颜色的尼龙袜子，我以前见过。我们家斜对面的林萍萍前几天还穿着呢。女士的白球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啊，妈，我见过，在百货店的柜台里就摆着一双啊。哦，男士的白球鞋我见过不少，林萍萍的哥哥就有一双啊，还有我们这条街上的王德福。 啊，那个经常到王德福家去的瘦子也穿着白球鞋呢。徐玉兰和一乐就没有那么多话可说了，一乐总是不愿意跟着许玉兰，不愿意和许玉兰在一起做些什么。许玉兰要上街去买菜了，她向一乐叫道：“一乐，替我提上篮子。”“我不愿意。”一乐。 你来帮我穿一下针线吗？我不愿意。一乐，把衣服收起来叠好。我不愿意。许玉兰恼火了，她冲着一乐吼道：“什么你才愿意呀？”许三观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，仰头看着屋顶。他看到有几次阳光从屋顶的几个地方透了进来，他就说。 啊！我要上屋顶去收拾一下，要不啊，雨季一来，外面下大雨，这屋里啊就会下小雨了。一乐听到了，就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我去借一把梯子来。”哎，你还小，你搬不动梯子。爹，我先把梯子借好了，你再去搬呢。梯子搬来了。 许三观要从梯子爬到屋顶上去，一乐就说：“爹，我替你扶住梯子。”许三观爬到了屋顶上，踩得屋顶吱吱响。一乐在下面也忙开了，他把许三观的茶壶拿到了梯子旁，又端一个脸盆出来，放上水，放上许三观的毛巾，然后双手捧着茶壶，仰起头就喊：“爹。” 你下来歇一会儿，喝一壶茶。许三观站在屋顶上说：“哦，不喝茶，我刚上来。”一乐就将许三观的毛巾拧干，捧在手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喊：“爹，你下来歇一会儿吧，擦一把汗。”许三观蹲在屋顶上说：“哈哈，爹还没汗呢。” 这时候，三乐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。一乐看到三乐过来了，就挥手要他走开：“三乐，你走开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”三乐不肯走开，他走到梯子前扶住梯子。一乐说：“嗨，现在用不着扶梯子。”三乐呀，就坐在了梯子最下面的一格上。 一乐没有办法，仰起头向许三观喊：“爹，三乐不肯走开。”许三观在屋顶上就对着三乐吼了：“三乐，你走开啊！这瓦片掉下去啊，会把你砸死的。”一乐经常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我不喜欢和妈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说来说去。” 就是说一堆，嗯，谁长得漂亮，谁衣服穿得好。我喜欢和你们男人在一起，你们说什么话，我都喜欢听。许三观提着木桶去井里打水，吊在木桶把上的麻绳，在水里浸过上百次了，又在阳光里晒过上百次。 这一次，许三观将木桶扔下去以后，没有把木桶提上来，只提上来了一截断掉的麻绳。木桶掉到了井底，被井水吃了进去。他回到了家中，在屋槽里取下一根晾衣服的竹竿，又搬了一把凳子坐在了门口。他用钳子把一截粗铁丝弯成一个钩，又找来细铁丝将铁钩。 绑在了竹竿的梢头上，一乐看到了，走过来问：“爹，是不是木桶又掉到井里去了？”许三观点点头，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帮我扛着竹竿子。”一乐就坐在了地上，将竹竿扛到肩上，看着许三观把铁钩绑结实了。 然后他用肩膀扛着竹竿的这一头，许三观用手提着竹竿的另一头，父子两个人来到了井边。通常，只要一个钟头的时间，许三观将竹竿伸到井水里摸索几十分钟，或者摸索一个钟头，就能勾住那只木桶的把手，然后就能把这木桶提上来。这一次，他摸索了。 一个半钟头了，还没有勾住木桶的把手。他擦着脸上的汗说：“啊，这上面没有，那左边也没有，右边也没有，四周都没有。这把手啊，一定是被木桶压在下面了。嘿嘿，这下完了啊，这下麻烦了。” 许三观将竹竿从井里取了出来，搁在井台上，两只手在自己头上摸来摸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乐趴在井边往里面看了一会儿，对他的父亲说：“爹，你看我热的身上全是汗了。”“哦，爹，你记得吗？我有一次把脸埋在脸盆的水里，我在水里。” 埋了一分钟二十三秒，我中间都没有换过一次气呢。哦，这把手压到下面去了，这他妈的怎么办呢？爹，这井太高了，我不敢往下跳。爹，这井太高了，我下去以后爬不上来呀。爹，你找一根麻绳子。 绑在我的腰上，把我一点一点放下去。我扎一个猛子，能扎一分钟二十三秒。我呀，去把木桶抓住，你再把我提上来呀。许三观一听，心想：“哎，一乐这崽子的主意还真不错呢。”就跑回家去找了一根崭新的麻绳，他不敢用旧麻绳。 万一伊乐也像木桶那样被井水吃了进去， <laughs> 那可真是完蛋了。许三观将一根麻绳的两头从伊乐两条大腿那儿绕了过来，又系在了伊乐腰里的裤带上，然后把伊乐往井里一点儿一点儿放下去。这时候，三乐又摇摇摆摆的过来了。许三观看到三乐走过来，就说。 三乐，你走开，你会掉到井里去的。许三观经常对三乐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许玉兰也经常对三乐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还有一乐和二乐，有时候也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他们让三乐走开，这三乐只好走开去。他经常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。 吞着口水，在糖果店外面站很久；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看着水里的小鱼小虾；贴着木头电线杆，听里面嗡嗡的电流声；在别人的家门口，抱着膝盖睡着了。他经常走着走着，都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。然后他会问着路，回到家中。 许三观经常对许一兰说：“哎，这一乐呀像我，二乐呢像你，三乐这小崽子像谁呀？”许三观说这样的话，其实是在说三个儿子里他最喜欢一乐，到头来偏偏是这个一乐成了别人的儿子。有时候。 许三观躺在藤椅里，想着想着会伤心起来，会掉出眼泪来。许三观掉眼泪的时候，三乐走了过来，他看到父亲在哭，也在一旁跟着父亲哭了。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哭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，父亲的伤心。 传染给了他，就像别人打喷嚏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着打喷嚏一样。许三观哭着的时候，发现身边有一个人哭的比他还伤心，扭头一看是三乐这小崽子，就对他挥挥手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三乐只好走开去。这时候啊，三乐已经是一个七岁的男孩了。 他手里拿着一个弹弓，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儿，走来走去。看到在屋檐上行走或者在树枝上跳跃的麻雀，就用弹弓瞄准了，把小石子儿打出去。他打不着麻雀，倒是把他们吓得胡乱飞起，叽叽喳喳的逃之夭夭。他站在那儿，气愤的向逃亡的麻雀喊叫：“回来！你们回来！” 三乐的弹弓经常向路灯瞄准，经常向猫、向鸡、向鸭子瞄准，经常向晾在竹竿上的衣服、挂在窗口的鱼竿，还有什么玻璃瓶、篮子、飘在河面上的蔬菜叶子瞄准。有一次啊，他把小石子儿打在了一个男孩的脑袋上。那个男孩和三乐一样的年纪。 人家好端端的在街上走着，突然脑袋上挨了一颗石子儿，他身体摇晃了几下，又伸手在挨了石子儿的地方摸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哇哇的哭了起来。他哭着转过身体，看到三乐手里拿着弹弓对着他嘻嘻笑呢，他就边哭边走到三乐的面前，伸手给了三乐一个耳光，呵呵。 那记耳光没有打在三乐的脸上，而是打在三乐的后脑勺上了。三乐挨了一记耳光子，也伸手还给了他一记耳光。这两个孩子就这样轮流着，一人打对方一记耳光，把对方的脸拍的是噼啪响。不过他们的哭声是更为响亮，三乐也在哇哇的哭了。那个孩子说。 我要叫我的哥哥来，我有两个哥哥，我哥哥会把你揍扁的。三乐说：“啊，你有两个哥哥，我也有两个哥哥，我的两个哥哥会把你的两个哥哥揍扁。”于是啊，这两个孩子就开始商量了，他们暂时不打对方的耳光了，他们呐都回家去把自己的哥哥叫来。一个小时以后。 在原地再见。三乐跑回了家，看到二乐在屋里坐着打哈欠，就对二乐说：“二乐，我跟人打架了，你快来帮我吧！”啊，你跟谁打架了？我我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哦，那那个人有多大呀？他和我一样大呀。 二乐一听那孩子和三乐一样大，就拍了一下桌子，他骂道：“哎，他妈的，竟还有人敢欺负我的弟弟，让我去教训教训他！”三乐把二乐带到那条街上的时候，那个孩子也把他的哥哥带来了。那孩子的哥哥比二乐整整高出了一个脑袋。二乐见了，头皮是一阵阵的发麻，对跟在身后的三乐说。 你，你就在我后面站着，什么话也别说。那个孩子的哥哥见着二乐他们走了过来，伸手指着他们，不屑一顾的问自己的弟弟：“是不是他们呀？”然后甩着胳膊迎上去，瞪着眼睛问二乐他们：“是谁和我弟弟打架了？”二乐摊开双手，笑着对他说。 呵呵，我没有和你弟弟打架呀。说着，二乐把手举到肩膀上，用大拇指指指身后的三乐。啊，是我弟弟和你弟弟打架了。哦，那我就把你弟弟揍扁了吧。二乐就对那个孩子的哥哥说：“我们先讲讲道理吧，道理讲不通，你再揍我弟弟。那时候。” 我肯定不插手，哦，那你插手了又怎么样啊？那个哥哥伸手一推，把二乐推出去了好几步。哼，我还盼着你插手，我想把你们两个人都揍扁了。二乐挥着手，哼，我肯定不插手，我喜欢讲道理呀。哼，讲你妈个屁！这个哥哥说着就给了二乐一拳。 我先把你揍扁了，再揍扁你的弟弟。二乐呢，一步一步往后退了过去。他边退边问那个孩子：“那他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”那个孩子得意的说：“嘿嘿，他是我大哥，我还有一个二哥呢。”二乐一听他说还有一个二哥，立刻就说了：“哎，你先别动手。” 二乐指着三乐和那个孩子，对那孩子的哥哥说：“这不公平！我弟弟叫来了二哥，你弟弟叫来了大哥，这不公平！你要是有胆量，让我弟弟去把他大哥叫来，你敢不敢和我大哥较量较量啊？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